接上回，咱们说下章《武松传》，这一段唱到了末尾上了。你说怪不怪？是越到结尾越热闹。咱表的是武松大战花和尚。说武松，小心耶稣非一日。猛抬头，哇！见前面闪出一片大山岗，但只见。 唐宋古柏遮天日，山顶上杏黄大旗随风扬，旗上绣着四个大字：二龙山路到了。大寨主果然是俺兄长鲁达花和尚武松，阎王二龙山，不由得万般感触向心上。想俺武松，空有一身本领，倒落了个颠沛流离，这算什么事？ 宝，在这宋王无道、奸党横行、天下大乱之时，山林聚义、替天行道，也倒是英雄所为。陆大哥乃是当世豪杰，弟兄们在一块儿倒也痛快。这就是官逼民反，民岂能不反呢？带俺寻路上山。哎，千万，我就这么上去叫开门，弟兄们见面不热闹啊？哎，像那陆大哥。 手中一杆禅杖是力敌万人。当初俺两个在酒席之中比试过一次，被他一拳呢，差点把我打了个跟头，不是他的对手。可是分别三年多了，在江湖上闯荡了这么多日子，我自己琢磨着这个武艺还有点长进，可是长进多少还没个准数。不如啊，趁着我乔装改扮，鲁大哥定然认不出我来，这个机会，我设法惹惹他，再和他比划比划。 看看怎么样？对，好主意就这么办。这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想到这里，苍啷啷，两口借刀就出了桥楼，双手一端，带着打架这个劲儿，顺着个山路就奔山顶而去。武松刚走没多远，噔和尚站住，噌噌跳出来两个老兵，堵在路中央。武松想：哦，这是俺兄长手下人。 可不能动手把他们伤，正好让他们送个信儿，省了我自己去叫阵。武松说：“此处可是二龙山吗？不错，大寨主可是鲁大花和尚？对，你问他干什么？你二位可是山上小喽啰啊？小喽啰，哎，你怎么说话俺听着别扭？呃。” 咱自小不会客气腔，你两个快快上山去禀报，告诉你们同目花和尚，你就说。 洒家云游到此山呐，腰里的盘费都花光，我找他借银三千两，让鲁胖子亲自送你下山岗。要有银子算没事儿，要不来送啊！踏平山寨我为王！我呀呀，两老罗哪见过这户的主啊？交替定锤回了山岗。这时候，鲁智深正在英雄厅，乖乖，好一个庞大魁伟的孟和尚，站起来！ 身子高大够满张，穿腮胡须飘胸膛，斜披袈裟敞着个怀，胡须毛上拧了拧了半尺长。身背后两个老兵扶着禅杖，还一个劲儿的直晃荡。那个禅杖分量太重了，竖在那儿扶你都扶不稳。鲁智深这条禅杖名叫九鼎三星无名风波禅杖，碗口粗细，一丈一尺一寸一厘一长。 那位说怎么这么准呢？你量过吗？啊，呃，没有，是我琢磨着说的，反正是一丈多长，那个禅杖头跟月牙相仿，个头大小呢，比那一半小推车轱辘还大出一圈来。 一边还有一个大铁环，使起来哗啷啷直响，怪好听的。鲁智深旁边还有俩寨主，这俩人也都不寻常。二寨主青面瘦的叫杨志，被逼上山皆因为丢了生辰纲。三寨主姓曹，叫曹正，是个车轴汉子，黑脸烫三个人占据二龙山，招兵买马，为了王打富济贫。 出恶霸，杀贪官，污吏，反皇上。小喽啰一蹦子跑到了英雄厅，扑通跪在地当央。去兵寨主了不得啦！山下边来了个凶和尚，他说让你挪挪窝，他要山上喂喂王。这怎么回事？小喽啰仔仔细细讲一遍。鲁智深闻听卖得慌，配法行者。 我们俩都是出家人呐，他为何口吐狂言闹山岗？我没有这么个冤家呀！二位贤弟，大哥，哪位贤弟多辛苦，拿他上山我望望。没等杨志来回话，那个曹正立坐搭上了枪，杀鸡不用宰牛刀，带小弟擒他上山岗，多加小心，料着无妨啊！点出了楼兵五十整，唰啦啦。 各顶各亮出刀和枪，小曹正翻身上了五锥马，手中提兵铁破刀明晃晃，耳听得“嘣”。 嘣三声炮，咕噜咣当拽开大寨门两丈，嗷的一声下了山，乐坏了好汉武二郎。满以为来了鲁智深，瞧一瞧，我兄长是瘦了还是胖了？定睛一看又不对，不是我兄长下山岗，但只见哗啦啦老兵摆开了阵了，乌锥马咴咴叫的前腿扬。武松一见不认识我。 他穿戴长相也不寻常，跳下马身子够八尺，呃，墩墩实实宽肩膀，黑黝黝一张圆圆脸呢，穿青瓜皂绸衣裳，腰系着宽阔牛皮带，豹皮靴子二组装，吆马挺刀嗓门怪大。哎，方和尚还不马前来受降？武松一看明白了，呃，来人是一个小戴帽。 对呀，罗大哥乃是一寨之主，岂能够轻易下山呐？这是派手下人来了。嘿，罗大哥呀，罗大哥，不是当年在五台山佛堂里啃羊骨头的那个时候了。 哦，也学会了帅不离位，点兵派将了。好嘞，你派一个破了，我今天打一个；你派十个，我打五双，不把你气下山来，我就在这儿吃，在这儿睡，天当被子，地当床，金被子不在挪地方。对，武松他想把用刀指，来者何人休发狂，俺刀下不死无名辈，你留下名姓见阎王。 好大的口气呀！姓曹名正就是我呀，二龙山上的三大王。走啊！武松说是小三儿啊，啊，小四呀！你这个和尚张嘴怎么就这么别扭啊？哎，和尚，通上你的名姓，看三寨主哪里？哦，问我吧，不问你问谁？我姓姚，哦，哦，姓姚，啊，叫姚什么？我叫银子，哦，你叫姚银子，姚。 你敢戏耍本寨主？虽说这手中的朴刀往上扬，一提战马往上冲。他力劈华山被顶梁。武松想，不能给他多余嘛，给点厉害，你尝尝吧！大喝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两把借刀往上趟，就听见刀碰刀印儿，擦啦啦响，呲呲溜溜冒火光。武松使了八分劲儿，小曹正震得虎口淌血浆。他再想抓刀，抓不住了，肉。 下了云了，三天没落到旧地上。到后来，曹正派喽啰兵四处的寻找，也还在树杈上担着呢。嗯，曹正喊声好厉害，拨马而回逃了荒。众喽兵一起往回拜。武松后边紧嚷嚷：“三寨主，慢着跑，把花烧给花和尚，轻送银两速下山。要不然呢，拿住他开膛，喂了狼喂。 曹正败回了英雄厅，皱着个眉，红着个脸，吃了败仗，臊得慌。鲁智深一看明白了，俺想到山下和尚真不让啊！曹正去的快，回来的也不慢，忙说道：“贤弟多辛苦。”曹正说：“那和尚力量大来武艺强，小弟非是他的对手。”非，哈哈哈哈。 鲁智深手捋着钢刃一阵笑把个曹正笑得疼我呢。曹正心里话，我吃了败仗，他倒乐了，是不是笑我本事不行啊？我说大寨主，你先别乐，别看你厉害呀，真下去也不一定是个。 哎，对了，那个大个子和尚不是还让我捎话回来吗？我何不添上两句，强强寨主的活，让他下去给那个大哥动动手，分个胜败，咱也好瞧瞧热闹。俩恶的碰到一块儿啊，准看着过瘾。对，就这么办。曹正上前施下礼，陆大哥在上听取详。那个大哥不光武艺好啊，说出话来更是狂。 他将说什么？他言说出世以来走天下，呃，连个对手没碰上，打遍天下没有敌手。看了看练武的都是稀烂汤。他问明二龙山有一个鲁寨主，洒家怎样？嗯，他怎怎样啊？他说你嘴大能吹，武艺不强啊。 <laughs> 今日里他假装上山借银子，其实来找你比力量。他说是要在你头上磨磨刀，试试。 你秃头光不光光啊？他敢骂我？不能吧？他也是和尚，怎么会骂出“秃头”二字？是啊，他是和尚倒不假呀，可人家是陪发行者，没剃光啊。呃，再说他来是诚心揍你，但见你不爱听的说，他还说你要是有胆速下山，你们两个去较量；你要是没胆一边去，这个债主让他当。 哇！上当喽！鲁智深气得暴跳如雷，连声叫：“好家伙，这震得个大厅乱晃荡！”唰啦啦，摔掉了袈裟，晃了晃膀，浑身的关节咯咯啪啪响耳旁。我的天！抬手抓过了铁禅杖，杨志立作忙拦挡。我说：“大哥，休得动怒，带小弟下山擒他。”鲁智深把手一摆：“他敢指名道姓辱骂洒家，带我下去，结果他的性命。” 二位贤弟，等候了。杨志一把没拽住鲁智深，好意思猛虎下了山岗，倒拖禅杖摔大步，他连个路兵没带上，窜蹦 招摇来得快，那山根下看见了好汉武二郎。武松遇见兄长到大老远儿啊，就眯起眼睛细端详。我哥哥没瘦汉那个样，身板骨好像比以前更硬棒了。谢天谢地，愿兄长寿比南山。呃，哎，不对呀，我兄长本是个黑脸汉呐，怎么这阵发了黄了？哦，大概是让我气的。 俺兄长那个脾气还没改，还那么爱上火。哥哥耶，你生气就生一会儿呗，待会儿十八完了，我再给你赔礼。这武松只听听，端定了两口刀。鲁智深大喝一声：“震山冈！”上下合称。鲁智深一问呐，武松这会儿明白了，上下合称啊。 蜈蚣岭上的时候啊，我还不懂，这会儿我知道了。我打听明白了，是佛门语，就是问我姓啥叫啥。武松心里话：兄长，你真拿我当出家人了。行，我再惹惹你。我兄长啊，是越生气越猛，劲头越大。今天我得让他把真本事都拿出来。对，鲁大问上下何成？武松说：我出家就在五台山，啊，昊天禅寺白佛堂。 鲁智深心里话是一家人呐，哎，跟我在一个，不对呀，我那个地方没有配发行者呀。他哦，可能是后天的。你拜何人为师啊？指针长老是我师，我磕头冲他烧过的香，也是我佛堂一里啃羊腿。师傅撵我下山岗，我也曾在大相国寺里看菜园。 住口！气坏了，这身花和尚闹了半天，你说的我呀，唰笑到洒在我头上。武松这边留神看，哟，陆大哥气到了顶头上喽，小心他把禅杖端起来了。哎。 他揍我不如我揍他，早下手总比晚了强。冷不丁，武松往前猛一窜，赵家伙两口接刀做顶梁。这鲁智深原要先下手啊，让武松闹了个不地方，忙搓禅杖往上迎，哎，苍啦啦，乖乖。 都觉着双方好力量，鲁大想，也不怪曹正吃败仗，这个大哥身上力量强。武松想，怪不得他能拔出大柳树啊，力大无穷非寻常。突然间，这武松持刀来了个大转身，两道寒光，唰唰，直奔鲁大的脖梗上。鲁智深拨草寻蛇往外撩，抡禅杖照着武松头上夯，耳听的呜。 一阵风声响，花和尚十成力量都用上了，心想就这一下子，准把武松打成肉泥浆。好武松，两口刀绞成了尖子架，一不躲来二不藏，刀下缠掌喊声开，烫，只震得俩大哥同时往后张，噔噔噔，各自倒退七八步，都觉摸着肩膀头上有点麻的慌。武松心说好厉害，我要使劲小了准遭殃。鲁大想呀！ 这个大个和尚还真行啊！要亲他还真不顺当，扎手。耶，又来了！见武松往前猛一窜，两口刀直奔鲁达前胸膛。鲁智深禅杖一竖往外推，心里一阵拿住杖，不行！这个大个不光力气大，还真够用的。这个仗不能久打，弄不好真吃他这亏干脆把洒家那夺命三杖给他用上，谅他难逃活命。 各位，这夺命三掌乃是鲁智深的看家绝活，不到没办法的时候，他是不会使的。哎，鲁智深还从来真没用过，过去打的那些仗根本都用不着使。今天碰上武松了，鲁大一看不使这招不行了。何为夺命三掌啊？三个字儿：砸、扎、撩。 分上中下三路是砸，是泰山压顶奔头部。对方要往外一架呢，禅杖借这个劲儿，嗖，前边上了后边去了，后头那个头上了前边来了，直往胸膛扎。这一招动作要快，这是关键，一般人不容易躲得过去。就算你躲得过去，第三下就是撩，跟着再一上步，禅杖自下而上找当的往上一撩，只要撩上啊，对方就得架了云，那还有个火呀？ 鲁智深一边想着，两膀一晃，可就把禅杖抡起来了，刮顶风声，呜，他真使上了。武松心里话：我那个哥呀，你真狠呀，把夺命三杖都拿出来了。呀，武松知道，武松怎么知道的？当年他两个结拜弟兄之时，酒席上是越拉越投脾气，鲁达大心眼儿的喜欢武松，就把这个绝招告诉过武松。 和天底下呀，知道鲁智深这一绝招的，就是两个人，一个是武松，那一个就是唱快书的我了。所以武松吓了一跳，心中暗说不好。虽说我也知道他怎么使，可实际上并没有演戏过。他这招太厉害，稍一不留神，真够悬的。干脆我如此这般这么着办，不能让他使上。这武松又把双刀绞成了剪子架。但等着禅杖到顶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大禅杖太。 山压顶砸下来了，这武松一不慌来二不忙，认准了禅杖头上的两个铁环刷唰啦！你说怎么那么巧啊？哎，一刀一个正穿上，两帮用力猛一夹，心里暗想：哥哥耶！你那夺命三丈用不上喽。鲁智深还想往回收，我拽了两拽都没晃荡。武松也想夺禅杖，他二人呢，在二龙山上避开力量喽。武松说：“你撒手！”鲁智深说：“不能给你。”武松说：“你……” 送给我吧，老大说这是我的。和你也拽，他也拉呀。禅杖连晃荡都不晃荡，二英雄山下正较劲儿。忽听得山下有人直嚷嚷：“别打了，慢动手！你们俩打架为哪桩？二位英雄留神看花来了！张青孙二娘，这武松撤出双刀忙施礼。兄长在上，看安康？啊，鲁智深往后退半步。” 你是哪家好汉奔这方？孙二娘上前忙答话：“我说陆大哥，弟妹，你都不认识了，他是咱兄弟吴天刚武贤弟。”陆大哥，武松他前前后后讲一遍，这哈哈哈哈乐坏了陆大花和尚。我看着就不是平常人嘛，原来是武松贤弟上山岗。 众位英雄见了面，二龙山大摆酒宴叙情长。从此后，二龙山上更兴旺，兵强马壮震四方。到后来，众英雄商商量量动了身，一同奔走梁山上。唱完了全本快书《武松传》，好汉武松留下美名天下扬。